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五集。那只湿淋淋的手握上船沿的时候，天上的烟火声、岸边的说话声都淡去了，耳边唯余潺潺水声，船头那个艄公也不见了。 引渡人只负责引路，不负责死活，所以忘川河中潜藏着数量庞大的孤魂野鬼，更是时常有水鬼想要拉新魂魄下水，以此为食。这里多半便是水鬼设下的结界了。一个美艳妖异的女子从水中钻出来，趴在船沿上，对着林清霄妩媚一笑：“公子。” 水下恶鬼好多，奴家孤身一人，今夜无处可去，可否求公子收留一夜？林青霄默然不语，手指轻轻的敲击着船舱。看来他是把身份掩饰的太好了，竟然盯上了他。他都不知道该佩服这些鬼怪大胆，还是该怜悯他们的可怜。 水鬼所谓的无处可去，自然是瞎编的。他付不起引渡钱，只能在忘川河内徘徊。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水中流浪多久了，渐渐修成河中大鬼。他在这一方水域中作威作福，慢慢也不想着投胎，只觉得逍遥下去也不错。这次烧公接来的是个福泽深厚之人，他隔着老远就在水底嗅到了香气。 他一路寻着美味的灵气向上，隔着晃晃悠悠的水面，看到了一个极其俊美的男子。昭君不知晦硕，惠姑不知春秋。水鬼和林青霄差距过大，以至于他都没办法理解林青霄和洛寒所在的级别。他只觉得这个男子气息极其纯正，吞食不敢说，可是若能和其春风一度，他将获得不少的注意。 那个女子被其他人盯上了，水鬼对女人没兴趣，便放任不管，一心一意缠着林青霄。他对自己的美貌非常自信，男人嘛，遇上自荐枕席的美人儿，就算阴阳殊途，想来也不会拒绝。水鬼说完，见林青霄不动弹，自觉林青霄已经上钩，他得意一笑，伸出一双白净细腻的手，柔柔去拉林青霄的衣摆。 然而这次，他才刚刚伸手，都没有碰到对方衣服，就被一股极其凌厉的清气割伤。水鬼尖叫一声，赶紧收回手。他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掌心裂开一条长长的伤痕，伤口上缠绕着刚烈的冰霜之气，更甚者，隐隐有一丝功德金光。水鬼惊呆了，他掌心灼痛感不断。 鬼气源源不断从伤口溢出，他几千年道行，顷刻间就折损一半。水鬼知道自己这回惹到大人物了，他松开手，赶紧退回水中，示弱道：“啊，仙君饶命！奴家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仙君。奴家一个女鬼，修行不易，望仙君网开一面，放奴一条生路。”随着女鬼的话，他的结界也破了。 外界的喧嚣顷刻涌入，林青霄站起身，冷冷望着刚才的路。他呢？水鬼想跑又不敢跑，只能低声说：“奴家不知道。奴家虽然色迷心窍，却不敢动仙人的念头。那位女仙子，奴家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”刚才宛如一个聋人哑巴的烧工，这时候回头说：“尊上。” 阴阳有别，黄泉路一旦踏上，不得回头。您若是强行返回，恐怕会触怒鬼差。鬼差。林青霄轻轻一笑，万钧威压顿时在水面上爆裂。便是你们明帝在本尊面前，也不敢说这种话。林青霄的威压之下，狼哭鬼嚎的忘川河顿时安静。 各路怨鬼慌不择路，疯狂逃窜。女鬼被威压狠狠击了一下，她对那阵宛如天威般的威压感到心悸，都不敢再看林青霄，飞快逃窜到水底。艄公在威压下直不起身来，他跪在船板上，惊慌地说不出话来：“天帝陛下，小人以下犯上，望陛下饶命。”林青霄本来不欲和他们这些小人物为难。 一些讨生活的小人物罢了，何必和他们计较？可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洛寒的主意。洛寒不见了，林青霄内心的怒气一阵胜过一阵，他冷冰冰望了艄公一眼，艄公冷汗涔涔，脊背几乎都贴到船板。林青霄沉声说：“你们最好祈祷他不会有任何闪失。若不然。” 你们全都罪责难逃。林青霄说完，凌空而起，踏水而行，直接朝来路找回去。黄泉路一旦踏上，就不能回头。然而，这些规则从来不拘束强者。另一边，洛寒看着眼前的人，其实颇为好奇，他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，于是没有挣脱，跟着他们来到地面。 丛林掩映中，一个阵法时明时灭。忽然，阵法线亮起，几个人影出现在光芒中。云梦涵眼睛一亮，唤道：“魔尊，妖王，你们回来了。”叶崇玉同样做了伪装，打扮成凡人模样。他本来就生的英武，换上凡人的衣服后，健硕孔武，如同一个人间将军。另外一边站着红莲妖王。 他就妖娆的多了，即便脱下华丽的妖族服饰，依然眉目含春，潋艳勾人。两个男子各有千秋，云梦涵视线扫过这两人，落在后面的女子身上。即便是第二次相见，云梦涵还是被惊艳了。洛涵穿着白衣，腰带袖白，点缀着浅淡的祥云纹路。 群居上融合了孔雀尾翎，在夜色中流光溢彩，从各个角度看色彩都不一样。他这身衣裙看似简单，其实造价不菲。然而这样贵重的衣服，在他容貌面前，也只是衬托罢了。云梦涵恍惚了，他其实只见过洛寒两面，但是心中总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不光云梦涵晃神儿。 一边主持阵法的巫族大祭司再见洛寒，也觉得微妙。上次见面时，他把洛寒当做敌人防备，谁能知道这竟然是天道呢？巫族大祭司关闭阵法，垂着袖子上前，脸容长拜：“参见天道，上次不知天道真实身份，有失敬意，请天道恕罪。”洛寒朝四周望去。 看得出来，他们为了这次行动准备了很多。先是挑准了鬼门大开、气息驳杂的时机，然后又趁着林青霄上船被阴阳法则束缚不能回头，发动远古阵法将洛寒带走。为了顺利在林青霄手下抢人，他们出动了魔尊、妖王两位王牌，这算是他们这方最强大的阵容了。 可见林青霄真的给他们留下了很沉重的心理阴影。叶崇玉朝外面看了看，飞快地说：“来不及叙旧了，这些话最后再说，现在先离开这里为上。”叶崇玉的话一出，众人赞同。他们都知道障眼法骗不了林青霄多久，黄泉路不能回头的禁制也无法奈何林青霄，用不了多久，林青霄就会追上来。 趁这段时间，他们要赶紧撤离。叶崇玉和红莲妖王等人一起行动，连云梦涵都快速动起来。叶崇玉回头见洛寒站在原地不动，下意识就伸手来拉，在即将碰到洛寒衣服的时候，他的手指被一道结界拦住。洛寒岿然不动，可是眼睛中满是冷意：“你是谁？敢来碰我？” 这个女子看着年纪不大，再加上一直未出手，叶崇玉下意识地觉得她很弱。她抢夺洛寒时也只防备林清霄从没在意过洛寒。在叶崇玉心里，洛寒便是和素隐月、云梦寒一样的存在。没想到他只是不出手而已。叶崇玉都没看到他如何动作，就被姐姐拦住。 他堂堂魔尊，竟然连再推进一寸都做不到。叶崇玉惊讶，同时手腕上莫名出现一股痛意，仿佛曾经他因为这句话被什么人斩断了手。洛寒突然动手，把所有人都射住了。红莲妖王和巫族大祭司对视一眼，感受到一股压力。他们所有行动都是针对林清霄而安排的。 仿佛没有人考虑过被抢夺的那个人有什么想法。洛涵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吉祥物，和氏璧被人抢来抢去，谁会在意和氏璧的意愿呢？然而此刻，红莲妖王和叶崇玉都认识到，洛涵不是和氏璧，他的实力并不弱于在场任何一人，想要强迫他恐怕不行。叶崇玉意识到自己的疏漏，马上就改变策略。 他露出一副沉重之色，恳切道：“天道，我等救援来迟，让天道受苦了。”洛寒听到，目光微妙，不由低声喃喃：“我受苦了吗？”天道，巫族大祭司上前一步，目光灼灼的看着洛寒：“我对不起天道，上次在村中遇见天道时，我并不知道天道被那个暴君挟持，还误以为天道和他一伙，意图攻击天道。” 我有罪，请天道宽恕。洛寒友情提醒他，可能不是你的误会。和林千霄确实是一伙的。诸神隐没，如今神灵终于回来了。巫族大祭司好像并没有听懂洛寒的意思，他依然感动的痛哭流涕，常常行祭拜礼。无神在上，请天道为六界主持公道。 如今，凌青霄统治天界，冷酷强横。他圈禁父亲，弑杀兄长，将叶重玉逼迫到魔界都不肯甘休。他为了自己的权势，打压不同的声音，迫害政见不同之人，让天界之人只能听他所言，想他所想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觊觎兄嫂，为了强抢云梦寒。 发兵攻打魔界，叶崇玉不肯交出棋子，他就以战争威胁。如此残暴无度、无情无义之人，怎么能当天帝呢？偏偏他修为强大，我们奈何不了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六界作乱。幸好天道你来了，请天道主持大局，制裁天帝。 还六界一个清平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